课文三，在运动场。你喜欢踢足球吗？非常喜欢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？我十一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，已经踢了十年了。非常。开始。已经。